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童文学作家赵老师，跟大家谈谈寓言。我先从“寓言”这两个字谈起，“寓”的意思是寄托。 寓言就是把作者的思想藏在一个故事里，那寓言故事可不能听完就完了，必须弄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对，寓言很有特点。有位作家做过这样的描述：寓言是一个怪物，当他朝你走过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故事，生动活泼；当他转身要走开的时候，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，严肃认真。寓言是一把钥匙。 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心灵之门，启发智慧，让思想活跃。嗯，这段话非常生动。赵老师，世界最早的预言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大约成书在公元前六世纪，就是《伊索寓言》。中国的寓言创作情况又是如何？中国寓言创作的历史也很长，春秋战国时期，也就是大约两千多年前，寓言就已经广泛流传。 当时中国思想界很活跃，一些政治家、思想家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，并且争论不休。他们喜欢借寓言表明自己的观点，因为在简单的故事中包含着大道理。我发现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很多寓言，我们都很熟悉，比如“揠苗助长”“自相矛盾”。你说的不错，汉语很多成语也是寓言。 我们上面说的“揠苗助长”自相矛盾，就是。那么，成语和寓言是什么关系呀？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惯用的简洁深刻的定型词组或短句，大多数是四个字。一般成语都有来源，有些成语从字面上就能理解，比如“后来居上”这个成语最开始用在《史记》当中，意思是后来者超过前辈。 而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，如“朝三暮四”“画蛇添足”。所以很多成语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寓言故事，但不是所有的寓言故事都会形成成语。对。六，男的是干什么的？ 七，那位作家对预言的描述表达的是什么意思？八，以下哪一项符合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情况？ 九，以下哪一项是成语的特点？十，成语和寓言是什么关系？